锵锵三人行，徐老师，今天介绍你认识我大哥啊， <laughs> 李成儒老师。哎，李成儒老师，著名表演艺术家啊。 <laughs> 我戏子，小生，我当年有幸跟他演过对手戏呢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要说我不会演戏，我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演出史啊，挺牛的。我跟葛优也演过对手戏。 <laughs> 所谓对手戏，就是照过面嘛，面对面说过台词儿。 哎，你是没演戏，你要演戏，我们就没饭吃了。还有，你看你肯定行，不，我还真不行，真不行。我觉得这个演戏啊，完全是另一个专业。我呀，我要去演，你看主持人呐，是什么呢？好话不说二遍。演员呐，他一个台词儿拍八遍，他能一样的好，甚至一遍比一遍好。想起来了，你不就那《非诚勿扰》吗？你看，演一主持人嘛。对呀，你你知道的是近期的。 更早以前，最演过《老豆酒吧》。老豆酒吧，男一号啊，老豆。对，咱也是。你的艺术生命这么长。啊 <laughs> 当然。 <laughs> 全靠李老师拖着。啊，我最近还在筹备一筹备一个电影。嗯。我到时候希望您百忙中抽出一天。哎。就你你想演一个什么角色，我就给你设计一个。行吗？啊。也美女美女多的。美女如云。 <laughs> 美就行行。海选，好吧。海选海选，太好了。参加海选。行行行，还所以李老师你。泳泳装环节。 哎，不过李老师，我发现你这个真够红的，啊，现在很红啊。今年马年嘛，他属马，哎，他属马。刚才这徐老师又给加一个，我都没想到。我们今年数了好多，最新的一个是马尔克斯， <laughs> 马航，哎，真的都是马，马伊琍，而且，哈哈哈哈甲午战争纪念，当年还有个马关条约，马关条约，哎，真是沾马的。 你是不是从里到外全红了？现在全红了，全红。 <laughs> 哎呦，哎，是不是这个？咱不不，咱不能叫戏子哈，就说这个老一辈儿表演艺术家，现在叫文艺工作者，文文艺工作者是不是都有点迷信？他信一些个不就是就属于神神鬼鬼的东西？非常迷信。你比如说旧社会，他要唱老爷戏，就就是凡是唱关公戏，后台必须得设香啊，演关羽的这个这个演员。 一定要沐浴、更衣、礼拜三心，上台之前烧香供拜，才能上台。嗯，不拜过就着大火，这种事真有。哎呦，香港到现在拍戏，他们还有一个乳猪啊，怎么有一个形式的嘛？没错，对不对？烧香啊之类的。哦，这就是现在我们影视的开机仪式啊，对，都有烧香啊，然后还有时候是摔苹果，对，啊，冲着四个方向，比如说这个制制片人。 投资方、导演、主演，每人各拿一个苹果，朝着四个方向摔，砰砰的摔。你比如说，我们拍《我这一辈子》的时候，这个邓婕呢，算这个制片人，也是主演，他 <clears throat> 拿了一个苹果往南面摔，这苹果就没碎了。我们另另另外三个方向苹果都摔得粉碎。哎，我们就在南面拍戏的时候，发生了几件事。 脚崴呀，腰闪呐，嗯，发生了好几件事。这还真的是，我就是当年也是拍一个戏的时候去雍和宫，就是这个剧组去雍和宫上香，我这上香的时候手里拿三根香，齐齐都断了。当时我就有一个特别不好的预感，后来就果然中途就腰斩。哎，艺人呐，是不是？你你你记得为什么那个那个那那个时候那大师？ 不是出来好多照片，都是跟这个艺人合影啊，是吧？就有这种事儿，实际不奇怪。我觉得艺人特别容易，当然人家有人家的信仰哈，但是他好像特别容易迷信，或者是这是为什么？而且特别就讲究这个忌讳、意头。我觉得不管是解放前的戏子，还是今天的表演艺术家，好像都有点这个。反正我九六年之前，我一直在做生意。 年轻的时候考哪儿也考不上，后来我就做生意去了。嗯，做生意当中我碰见一位易经八卦的大师，他就说：“你别做生意了，你做生意起起落落。”李成儒儒乃文也，沾文即火，编导演写沾文即火。我说我是学表演的，我是想演戏。对呀，那你为什么不演呢？ 你演就火，我说那能火到什么程度啊？他啪啪啪啪啪啪给我数出五个人名来。你要演戏就是就跟他们一样。九六年我就信了，我就从九六年开始清仓查股，债权债务全弄清楚了。你那时候做什么买卖？呃，开始在西单成立特别特。 后来又在北京成立威克瑞电线电缆有限公司。哦，啊，做什么都做，哎 <laughs> 呀，真行啊！停止了这个生意，完了我就回到了影视圈。九七年、九七、九八、九九、二零、二零年就火了。哎呦，转六组就播了啊！真是。然后以后人生几度秋凉啊，我这一辈子呀，人虫啊，大腕啊，所以你看，他就今年的贺岁片私人定制啊。嗯嗯，对对对。 私人定制又演回了你以前的行业是吗？ <laughs> 大导， <laughs> 大导，哎，但是既然你说到这儿哈，咱们今天李成儒老师来啊，他是一个什么呢？高端黑 <laughs> 不不叫高端黑，是红啊！你们又是你们圈里的这个事儿，嗯，你知道，因为这个琼瑶老师的这个这个大力的帮忙，这个《宫锁连城》这部电视剧稳居现在收视率第一。这个你知道吗？我们本来想聊这个话题。 就是说，琼瑶写信在海峡对岸，直接写给广电总局局长和电视机管理司的什么什么什么局长，对吧？司长李金胜。就是说我没法跨海打这个官司，这个剧啊现在在播啊，我只有求用你行政手段。他说他抄袭了他的《梅花烙》，用行政手段终止这个剧的播出，因为现在还在播，否则琼瑶就是说我将长期生活在痛苦之中，等 <laughs> 等等等。 可是你现在今天这个社会，你想聊这个，旁边就有人说了，这个琼瑶啊，跟这个于正啊是一个公司的，什么公司一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听他们瞎聊，说说你们你们都你你们还在这儿给人家造势呢。他这个电视剧，他写这么一封信，只能只能使《宫锁连城》的收视率更加高、更加稳定，客观效果，琼瑶明白不明白呢？ 是真不明白呢，还是假不明白呢？是是，他们曾经在一个工作室，还是现在还在一个工作室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对，就是现在很多事情啊，他不管真与假，只要一炒出来，大伙儿第一个反应先是是不是炒作？哎，不，这这也对呀啊，这也对我第一个因为现在炒作的太多了，我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啊。但是琼瑶像这样的人嘛，琼瑶这次也很奇怪，他给那个什么什么部部长啊什么写信对。 这照违反常规，照说嘛，抄袭嘛，你就法院告嘛。对。他从台湾的一个作家角度来，他给北京的一个官员，嗯，这个事实上就等于承认你这个官的管理的合法性。这个是一个非常怪的一个现象。在讽刺我们权比法大吗？不不不，他不是讽刺， <laughs> 他呃非常自愿的服从北京的领导。啊啊！你我觉得他深同中国实际啊。对啊。你当然了。 打官司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去？啊这剧现在就在播呀！你中国所有的事情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嘛。那么，那么他现在就是说，只有领导，他作为一个台湾人，他都能知道这个。只有长官，只有长官现在能够叫停这部剧。 <laughs> 啊，所以好像没有过，从来没有过。这个还必须得走法律的这个。对。而且是不是剽窃，是吧？这个我我现在如果怀疑台湾有一个呃作家，如果有剽窃我的作品。 那我当然是诉诸法律，我不会给龙应台写信啊。这个是一个， <laughs> 但是但是人家 <laughs> 人家琼瑶阿姨七十六岁了，说了我这打不了这个跨海的这个官司，我只能直接就空中喊话，希望领导重视。你的，但是这个事儿，哎，于正这个人我不太了解。李老师，您可以介绍介绍他的抄袭史吗？没有，但我真真真真不了解。我没见过这个人。 也没跟他合作过，在你们圈里，但是呢，听说什么被打事件，而且打他的演员还叫沈涛，沈涛我也没合作。打他被人打过啊？前不久打过嘛？啊啊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，呃，因为他现在不是编剧了，他现在不光是编剧，他还是制作人。哦。啊，甚至还有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导演呐、制片人呐，反正就在公司，就是就是他有话语权的。嗯。 可能要用这演员，或者没用这演员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，就是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啊，呃，打了呢也承认是是打了，绝非炒作，嗯，啊，但是到底什么原因打，他们具体那个情况，咱们也不清楚。咱就说他这个抄袭史啊，我也这个听说这个事儿以后，我也看了看，也属马的。 这于正啊，于正也属马。嘿，你瞧这本命。但是呢， <laughs> 他比咱们小，他是三十六岁的马。啊，可是你说三十六岁的一个孩子哈，当然，我们对，我们叫孩子啊。您是老马了，这小马我们老马，那么一小马。 那你不让他抄袭怎么办呢？ <laughs> 这叫什么话？是吧？ <laughs> 不是，他没那么大能耐， <laughs> 你让他抄就抄呗。您这就像大学教授，七十六岁的那个七十六岁的琼瑶大姐，你你你就哈哈一笑呗。二十岁的就说二十二岁的大学生，你不让他抄怎么办呢？对，是吧？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作品很多，看上来每年都有几部戏。他那他来不及啊。对，常规来说呢，如果说我们每年，如果你的作品量太大的话。 人家就会从你比如说我跟一个编剧，我们两个人要弄一本子啊，起码得弄两三年。我我我有一些资料啊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我跟你讲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你看我有啊，这个有网友发帖说这个于正涉嫌抄袭，说。 因因为说他外号叫于超超，超超说《美人天下》拍成了宫廷版《越狱》，大丫鬟复制小娘惹，导致编剧与于正反目，宫一被一抄袭《步步惊心》，王的女人是《玫瑰江湖》的现代版翻拍，《美人无泪》女主角与甄嬛真相似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一个都没看过，反正就我。也，但是另外的一个事儿啊，挺有意思，你就可以知道现在这个他这个于正生产剧本啊。 咱不知道能不能从这儿你看出一些呃蛛丝马迹。最近就有一个叫李亚玲的编剧，因为他跟于正合作过，那么他十五号发了一个微博，他说我揭发，他揭发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早在二零零九年合作《大丫鬟》的时候，于正就要求我呀，把这个《胭脂雪》，《胭脂雪》可能是个电视剧啊，《胭脂雪》的副线和《梅花烙》的主线。 结合起来写成一部戏给他制作，被我拒绝。后来我另外创作了《大丫鬟》给他，他说呀，我这样自命清高，成不了大事儿。 <laughs> 还说抄袭只要不超过百分之二十，比如说，比如说啊，你把二十集的戏全抄了，但是你只要扩充到一百集，法院就不追究。嗯，稀释了，法院不追究。加五倍水。哎，五年后他编剧的《宫锁连城》终于问世。 哎，这事儿有点意思啊！这都很有可能。你比如说啊，我们要是把大仲马的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现在把它翻版成我们两百集电视剧，哎，搁在搁搁在民国的一个大事件里头，是吧？啊，既有恩仇，是吧？这算这算不算抄袭？对不对？你换人物，换名字，人物名字、地点是什么？是什么都变了。那对呀，是吧？也是写了这么一个为了爱情，有人要陷害他。 有人为了要要当这个商号掌柜的是吧？那个是为了其余那个船长位置是吧？我我们这么一换，这算不算抄袭？所以我就说呀，这个天下文章一大抄，有的抄的好，有的抄的不好。就是你呀，我的，我给于正的一个建议啊，就是你最好不要叫编剧。你叫什么呢？就是咱咱们咱们新来个词儿，不就很多不都新创词儿吗？嗯。叫凑合。叫什么？ 把很多东西凑起来合成自己的啊，凑合凑合凑合， <laughs> 说著名凑合， <laughs> 著名凑合我觉得这比较合理。 <laughs> 哎，这样你就不是省得人家说你是编剧，你就这这不是我编的，是我凑的，哎，我凑合来的。是这个这个我我直接说明白了，我都可以坦白，我这个大学当年毕业论文也是有有水分的。但我是怎么着呢？你不能只抄一个论文，那样老师很容易看出来。我是找了好多家。 而且比较生僻的杂志，凑合嘛。这儿来一段，这儿来一段，是吧？中间有我自己的一些连连接，那么就是一凑合凑起来以后，对我的学术论。所以刚刚路上就琢磨，哦，这他别叫编剧，叫凑合就没人在理论他了。当然，在学术上呢，这个是更加严格的，因为因为论文呢 <laughs> 要求的是独创嘛，要要要这个。不过现在也不大讲了。你看前前两年关于一些论文的抄袭的事情，不是炒得很热吗？对。 突然间全部销声匿迹，背后另有原因，咱不去论啊，这里不去论。通俗文学的抄袭呢，很难界定。我觉得这真是应该打官司。打官司不是为他个人，也不是为琼瑶这一个剧，就是为这个行业啊树立一些典型案例。嗯，我觉得要不然的话，这个真的就像你们说的，这是划不清楚的。划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通俗的文学文艺术啊。 他有个天性就是模仿性，就抄袭性。哎，你这个说的好。你看那个电影的名字哈，你就看他那个有的戏不相干，但是如果前面一个戏走红了哈，后面那个不相干的戏也用同样的名字。最近湖南的又有个戏叫《步步惊情》。嗯，你看， <laughs> 人家步步惊心》红了吧，他来个《步步惊情》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大众的这种心理哈，他因为太多的戏，他不知道看什么。但我上次看了《步步惊心》，我觉得挺好看。 现在你搞个《步步惊情》，哎，我又追着看，可能什么都变了，但是就是他打这个，你看那还有很多续集，他不不存在抄袭，但是我们也还是接会看，对吧？美国队长几集啊，蝙蝠侠几集，我们现在等着《变形金刚》今天又出来了，它里面的基本核心也都差不多，它当然有的制作组也都变化了，它制作人不变化，所以基本上通俗文艺。 抄袭是他的一个，就我不讲个人抄袭是是卑鄙的，或者说是不道德的。但是整体的他的故事情节的重复模仿性是他的一个基本特点。嗯，但但刚才你说那个二十集扩充成一百集还占百分之二十，就就就让我小时候就让我想起来小时候，敌敌畏很浓。嗯。但你不兑水，它反而发挥不了威力。哎， <laughs> 一兑水，蚊虫还给灭了。嘿。哎，你说于正还挺有高的，我觉得。 就他稀释，他把敌敌畏给稀释，反而稀释了，毒性更强，获得的更更大利益，把把琼瑶当做滴滴畏， <laughs> 人家是蜂蜜酱， <laughs> 对，一个是穷滴滴， <laughs> 一个是于超超，但是另外有一个，我看这个新闻，我另外一个联想也是，言情的戏哈容易这么抄或者模仿，可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哈，嗯，无数次的改编，但现在来说。 模仿抄袭金庸的作品很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武侠小说和你，你可以听到有有没有谁，或者我们不说抄袭不抄袭，就是新创作的武侠小说或武侠电影极少。哎，人们只能把金庸的东西改来改去，不断的翻拍五六个版本的《鹿鼎记》。嗯，但是新的言情小说层出不穷，对不对？这个工字戏就不知道多多少少。 这个问题可能要真的，我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，非常有意思，就为什么武侠的东西就是就是就是很少这样模仿，还有侦探也是，侦探一旦到了经典的，嗯，啊，松本清张的啦，呃，泰摩斯的啦。你你那新创作就很少，对你太有名了。他一旦推理侦破，他的逻辑性就很强了。对，与其模仿他，不如去抄袭言情，他费力。 就像您刚才说，劝琼瑶大姐去打这官司，我倒反而劝琼瑶大姐息事宁人。你打这官司，这个劳民伤财和费你的精力又生气啊，还不如再写一部别的。不，我觉得对琼瑶本身来说呢，她真是，当然对她从利害的角度，真是没有。我觉得她要那么生气，我也觉得没必要。别生气，她的一生的功名都在了。但是我觉得。 就是我们刚才讲，因为这个中间的界限太不明白，不单是一个于正，不单是一个琼瑶啊。对于很多从业员，对于很多将来想做编剧、不想做凑合的人来说，他们都需要有一定的，除了兑水的方法以外，总要有一些原则、行规可以遵守。对，当然这个咱这还没说，这于正当然他不承认了，是吧？他不承认他抄袭。不过，但是我看他的反应，我挺怀疑的。他说说是误会一场了。 啊，嗯，我很尊敬这个，呃，琼瑶的什么什么啦，就是说叫，就是反正口气挺软的，就是说。可是我又觉得啊，在这个琼瑶她是选择了一个只能的办法，要不怎么着呢？因为打官司在大陆，大陆打什么官司啊？我跟你说，打不清楚的。然后二一个这种官司很多，这种官司，再一个呢，他至少吧，我吆喝一嗓子，让你们知道他抄我的。 再者，他那个梅花烙也即将推出，他这个造成个事件，对自己也是一种呃表白，也是一种澄清，也是一种宣传。但是，但是更大的成绩是于正更加出名了，而且也没有要他如果有错，也没有惩罚手段。如果他不是很错，那他就更出名。本，比如我本来就不知道谁是于正，没错，没错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而且啊，还有一个，就你刚才讲这个言情，我就觉得啊，这个湖南卫视的观众，他们就爱看这种滥情的玩意儿。为什么我就不爱看呢？咱咱不是那种人。你就所以， <laughs> 但是就是说，就是这个言情，或者是女性观众，或者是是是什么什么小小女孩儿，他们就爱看这个。哎，今天他跟他爱了，明天他跟他爱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不抄，在我眼里，这一帮东西都一样。 没有什么两样，有什么两样？琼瑶最早年的那个东西，不就是这个吗？跟他爱爱，跟他爱爱，跟他爱， <laughs> 就是这个吗？这个就能骗老百姓啊，就能蒙观众啊。琼瑶加点诗词，加点诗词。琼瑶的这个符号意义啊，几代人还有呃两岸三地是有很大差距的。我有一次家里开 party 来了一个台湾的一个名教授，他看到我有一个我那个地方找不到合适的吊灯啊，我就挂了一个。 怎么说，就可以放很多蜡烛的一个架子，但我从来没点过，因为在房间里要是这么多蜡烛点了，它可能屋顶都熏黑了，我没点过。结果那个台湾教授就说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嗯，你这个很琼瑶啊。”嗯，我听的呢，我的朋友啊，包括就是同样这个内地来的教授啊，听的觉得有点讽刺的意味，觉得觉得这个你这个很琼瑶。后来才听明白，他是真心称赞。 是，他说你这个装修啊，很琼瑶的。后来为什么他跟我们说是很称赞？他说你知道琼瑶家怎么回事？他在在台湾市中心啊，他那我也是听说了，我也没去过他家了。他说家里有棵树，他整个房子哈围绕着这棵树造的，明白没有？就是围着这棵树造。所以他说我称赞你这个装修很琼瑶啊，这是一个称赞的话。 这就是代沟了，而且当时我们这个 party 的几个年轻老师啊，都是对琼瑶是印象非常好，就我们讲到琼瑶，就像我们讲到鲁迅一样。我我我跟你说，这个这个琼瑶，我也认为它起的作用也很难说是好还是坏。我认为它呃殖民了，它垄断了很多人的这个感情模式，尤其是小女生，爱情为什么一定要是那样的？你问问多少个女生，读高中的时候。 就是琼瑶的这一套，哎，我往好里说，琼瑶你是一辈子纯真；我往坏里说，你是不是也是个感情骗子？你批量生产这种爱情模式，为什么爱情非得是你写的这样？它也是殖民了人们、孩子们的心灵啊！你要这么说，皇帝都是很多情的。二号，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是是是，女的是勾心斗角的，没错。我中学生的时候就不喜欢。